课文一在家，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呢？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呀。你让我做什么？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 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生词，打扫，干净，然后，冰箱。